锵锵三人行，我最近一直在学习三中全会的精神啊， <laughs> 从香港学到北京，因为我发现呢，香港那边它还是隔着一层，离这个中心，所以呢，我想请你们两位老师啊，给我讲讲，就是都说这次这个三中全会这个公报一出来啊，什么改革方面好像觉得这个雷霆万钧一样，好像开启一个新不新的时代，但是问题在于经济我们不懂，你知道吗？ 比方说，我先给你们提一个，说土地，嗯，土改，这是你们怎么理解的？土改这是要改，这三中全会确实雷霆万钧啊。因为我呃，说起来很好玩，他那个呃公报出来的时候，大家很失望，说哎呀，这什么东西啊，根本根本这。大家看了就对。业马上给你脸色看啊！股市就大家对未来的经济期望嘛。股市一直连续跌破两千两百点呐。 公报全文出来之后，哇，大家一看，哇，原来这么全都要改啊！哦，以这出来的不是全文。对，开头出来不是全文，后来全文出来了，全文一出来，大家信心就上来了。包括土改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有个笑话啊，说最近有个农民要被征地嘛，现在不是征地很多，有农民要被征地，然后他就不肯，他说你这个政府你给出的钱太少了，我需要钱多一点。然后那个政府官员指着他的鼻子骂说。 那你也不想想你这地哪来的？ <laughs> 他说：“你你你当时拿到这块地一分钱没出，你还把人家给逗死了。 <laughs> 现在这个地到了你这儿，你你现在还来讨斤还两的，对不对？这这叫变天账， <laughs> 这叫变。你说这个，我想给你们看看，我们找一些老土改的这个照片，这也是历史啊。你看，这是当年的这个土改啊，啊，土改这个这个农民喜洋洋啊。你再看下边对，然后。”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的这个这个法规，当时出台的时候，啊，你再看下边，这斗地主，你知道吗？分就是土地哪来的，就把这地主的地分了， <laughs> 把人斗死了啊，把 <laughs> 人斗死。你看当时这么斗地主，你再看下边，哎，这个温老师熟悉吧？一九七八年，我知道那个小岗的十七个十八个人盖的手印，小岗村儿，啊，这包产到户，对对，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包产到户、丈量农民，对对，丈量土地，哎，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啊，您您有什么历史的感触？历史感触这样，这个土地是个复杂的问题，土地到了今天也是非改不可。那么我们首先要回顾历史，就是共产党怎么打的天下？他就承诺承诺打土豪分土地，分田地，把土地真正分给农民，对吧？应该说，什么叫分给农民？ 就是我，我就首先要问这个问题，嗯，就农民安有拥有自己的土地，嗯，什么叫土地？应该拥有地气，嗯，地气才是真正的农民应该拥有土地，嗯，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合作化运动某种义上就把土地重新从农民手里拿了回来，变成集体所有制，甚至变成全民所有制，就国家的变成。 呃，国有土地了。那么我就要研究，现在就要探讨了，这个进程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嗯。反过来，最后搞到人民公社，对吧？就变成了国家的，对吧？一大二公。哎，就是。嗯。反过来七八年，解放生产力，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嗯。当时是安徽，我在安徽就体会很深。对呀，您的粮食普遍就增产，改变了出去逃荒要饭。 但是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农民大量的去到城里打工，土地就开始，农村就变成叫“三八六一七零”， <laughs> 就是七十岁六呃六一儿童，三八就是妇女，妇女啊，三八而且很多土地荒芜掉了。嗯，所以呢，从这个经结果来讲呢，土地这个制度是非改不可的。嗯。 就土地应该把生产资料集中到那些最能够让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人手里，那么但是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嗯，那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发生过的叫列就列这个叫叫叫豪强兼并土地，哦，就土地，因为这是也是中央很担心的，就农民唯一的一点土地使用权，嗯，给被大户。 就被能干的人就他们叫豪强，那就更可怕了，对不对？对，那就最后就又失了地，最后变成农民起义了，就无流民，产生流民就可怕。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如果从这个简单的回顾来讲，呃，这一场土改不容易的，严格说来不容易。那你说这次我就没领会他这个主要精神是什么呢？这个土地改革是要怎么样呢？以后。 土地改革跟城镇化结合在一起，就是说让农民成为一个自由身份的公民，而不是贱民的象征。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的收益，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廉价的征收农民土地这一块，不行了。以后对，就是说到土改，其实是个险的事情。为什么险的事情呢？历朝历代的土改啊，全都是人头落地的。 而且是大量人头落地， <laughs> 然后人死了之后，这个田地腾出来，然后再重新分一遍，然后人再逐渐的滋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啊，那么像你说像呃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你现在看它很发达，但是它的土改也很不容易。明治维新之后，它的土地就没怎么动过，还是大地主的这个所有制，一直要到二战之后，在美国人的督导下，他才完成了。 比较彻底一点的土改，但还是有问题。现在农会力量还是太强，所以这土改真的是很不容易。你比如说我，你手上啊，现在有一千亩地，我我假设你手上有一千亩地，然后呢，你这个地，呃，在你手里，现在有人说我要来征你，你干不干？ 而且是以平价来挣，因为我们现在房地产是最值钱的，土地是最大的套现品种。是是是。从土地里边源源不断的生出钱来，你一千亩地，你巴拉巴拉一算，我可以值多少钱？我如果卖出去要值多少钱？所以我们现在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所有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是国有制的，嗯嗯嗯，是国家所有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占有土地的产权。 但是呢，农民跟城里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城里人，你你比如说城里人去买商品房，你买到的是七十年的使用权，对对不对？那么乡下这个在农村的这些农民朋友呢，他是有其他的权利的，什么权利呢？农民朋友第一有承包地，就是他他要种几亩麦子啊什么的，他有承包地，这是一块；第二呢，他有宅基地。 嗯，然后我在自己在基地上造个小房子，这些使用权都是归他的。对，还有呢，就比如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比如说在这个镇上一个小乡镇，有一个小广场啊，有一个小菜场啊，这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这个地数量也不少，中国现在有五千万亩，这些也是属于乡镇的使用权的。那么现在所谓的土地流转、土地改革，就是说，产权全是国家的，你谁也不要争。 都是国家的。那么这一次的改革就是使用权的改革。对，比如说像这个安徽那边啊，宿州最近这个新的改革出来，就是说，你农民当地埇桥区农民五千四百亩地，你所有的使用权全都拿出来，呃，你的经营权拿出来，你的承包地经营权拿出来，拿出来干什么呢？交给中信信托，交给信托公司了，由他们来管。对，由信托公司来运作这块土地。 那么，信托公司，我我在社会上筹集资金，我有很多钱的了，我给农民分成。那么怎么分呢？他跟农民约定，他说我现在还没赚钱的时候，现在一亩地按照一千斤麦子的当年一千斤麦子的价格给你。我给他们算了一下，一年大概九百五十块钱 <laughs> 一亩地啊， <laughs> <laughs> 就是对，这就是呃，你你你给我你经营权十二年的经营权啊。 这个这个呃信托计划是十二年，十二年的经营权给我，我保证你每年一千斤的麦子给你一亩地的这个租金，我的就这么给你。然后如果我现在找了农业公司来运作这块地还能赚钱，那么增值收益的百分之多少？它很高的，百分之七十归农民。哦，对对，那这能不能赚钱就不知道了。反正说好是百分之七十归农民。那么农民拿了这块地之后呢？我们到二零二零年啊。 公安部刚说的，中国要解决户口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农村户口、什么城镇户口，没有了，大家身份都一样了。那个时候，农民，你比如说五千四百亩地，那么我这个农民流转给你的话，我有租金，我又可以成为你农场的工人。嗯，然后到时候这个整个的土地，我们现在叫做集约化运作，集约化运作。现在这一次最最难的东西就是说。 你的地的这个使用权征收了之后，使用权到底归谁？现在还是一片模糊。我们说是土改，你比如说，这个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我呃这个拿来这个作为商业用地了，转性了。那么农民该得到多少？你比如说租金啊，这个安徽宿州十二年，我承包你十二年，十二年之后呢？嗯，对不对？所以。 这些东西哦，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我不明白的是，比如说啊，他把这些农民都集中起来了啊，然后交给一个信托，对吧？那这些农民都同意吗？是都经过了他们本人？就是千斤麦子嘛，他同意了，他都因为现在还拿不到一千斤麦子。我我认为啊，我我们认我认为这个中国土地改革的根本还要取决于农业技术的进步。 就是怎么样让土地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嗯，那么我们最近是在研究这个课题的高产。哎，就推动就节约化农业，哎，就一亩地，就刚才讲的种小麦就九百五十块钱，对吧？种水稻也在这个水平，但是如果说你种超级水稻，就不是这个收益。反过来，我们算过，如果种这个设施农业，那我给你一个数字就很吓人了，就是如果种这个超级西红柿啊。 水果型的，那一平方米一年可以产七十五公斤，那六百六十平方米就不得了，五万公斤左右。哦，是啊，十万斤，它一斤可以卖十块钱了。水果型的西红柿，嗯，水果型黄瓜也是这样。台湾有，以色列有，荷兰有，就实际上还是要推动所谓叫农业现代龙头化企业，就带动农民把农民的土地就是所谓集中使用。 让农民能够赚三份钱，一份就是这个工资，他将来变成农业工人，为农业龙头企业打工，对吧？呃，这样的工资以后逐步能，就目前来讲，已经可以开到一千块到两千块一个月，就作为农业工人，啊。第二块就土地的股份分红，就剩下九百五十斤麦，一千斤麦子。第三份还有很重要，就是这这像你刚才讲，就产生出来的增加的效益。 对对吧？那么增加的效益怎么分？那么你说农民拿七成是不合理，农民拿三成就不错了。如果说做好了的话，这这不等于说农民又是老板又是打工仔吗？对对对，他的土地是股东，啊，这是股东吗？现在就是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聊这个《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那叶檀，你接着说。 哎，刚才说到了，我我在想啊，我们每次土改，这次土改啊，其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的。我说的很严重啊，其实是决定城镇化命运。如果我们这次土改改的比较好，那么在中国城市里边会多很多中产收入阶层，因为他已经通过土地有了第一桶金了，然后他有一定的技能，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就会非常的顺利。如果说这次改的不好的话，你会发去发觉有上亿的平民。 对，然后一无所有的人进入城市，我们城市整个边缘，政府拼命取缔也没用，城市边缘全是贫民窟，因为这些人的土地，你想以前征地，你按照这个青苗钱给他三年的平均青苗钱给他，然后这些人手上有个一万两万，用完了之后，他到城市来只能当平民，年纪大了，一无所有，还没有养老还不行，那他怎么办？只能住。 呃，像北京一样，只能那个 <laughs> 坐到井里去，下水道里。所以这个就变成很吓人了，对不对？所以像以前的，呃呃，我记得那个，我很感慨的是那个，像台湾的土改。 台湾土改比较成功，非常成功，者有其田，哎，耕者有其田，就是你到到时候政府就是强制性的廉价从大地主手上对赎赎买，你把土地土地给我，然后我交给那些农民来耕种，农民手上是有一份地的。那产权呢？产权归农民，因为台湾是地契啊，对台台湾是地，跟我们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嘛，政府赎买了之后。 就给了农民，不是廉价的，呃，有时候卖给农民，哦，这个时候农民是买得起的。然后政府甚至还给你那个信信贷啊之类的，然后你还买得起。这时候你会说，然后农民这时候你会发现，他起码有一。 一亩地在那儿？对，那么有了这亩地的话，他再穷他可以耕地。如果说，而后来因为台湾的经济增长了，比如说我们假设啊，以前像北京的郊区什么大红门那儿很穷，但是现在那个地方地价不得了。对，那这个时候有很多农民会说：“哎，我把地卖掉算了，对不对？如果产权是我的，我就卖掉，我拿个一千万，我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对吧？”那么他当时的那个就蒋经国到田头去跟他们说。 不要卖，哎，然后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增值收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农民其实都是地主，这些地主都是很富裕的。那他们为什么要听蒋经国的呢？ 如果他有权卖的话，他有权卖的话，你他会跟你说，因为他看到这个土地是增值，他就相信经济发展之后土地价格节节上升，他拿在手里，他的未来的增值前景更大。因为我两个最典型的地方，北京的中东升乡，就是北大清华所在的地方，个个都是百万富翁了，就农民，因为他的土，就深圳的蔡屋围。也是最典型的地方，就由于城市化抱进来，城中村。 全成了百万富、千万富。所以，我这一个村长、一个镇长啊，这个几一百套房子、几十亿钱。所以，我这次还看到有一个标题，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土改也要当心，会有一些农民啊一夜暴富。对，就出现这个。哎，你说这个有些有一种假定啊，认为这个农民是没有远见的，对吧？就是说他要觉得他现在土地值钱，能卖一百万，啊，一百万，他也觉得很多钱了，可以卖掉了。那么卖掉了，他就失地了，他就。 呃，甚至一百万很快挥霍光了，但不挥霍光是那另外回事。政府不会允许你这个卖掉的，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政府还是很强势。我们呃，打个比方来说啊，其实中国的农民跟农民人比人气死人的。 你比如说，北京郊区的农民跟云南乡村的农民，那是一回事儿吗？天地自然，天差地别啊！我告诉你，所以北京郊区的农民征地一一平米，有可能这个几万块钱；那边的农民啊，真是几百块钱。哎，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没有办法的了，因为这个价值不一样嘛。对，哎，所以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么。 北京这边的农民征地啊，他征了地之后，事实上这种大城市周边他已经不是农民了。你比如说像这种。 经济发达的地区，我记得有一年，那个金华好像有一批公务员，大概是十八个还是二十八个公务员，集体把户口迁回农村去。嗯，他动用自己的权利，对不对？集体迁回去这个好处，没错。回去就有地，回去就有地，有地就值钱，对不对？对。所以在当地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我是不是农民，我根本无所谓。 我太有钱了，因为土地价格很高，这就跟北京的农民一样的。现在真正要解决的是那些就是穷困地方的农民，就是说他征地的价格像北京这边其实是。 大城市是咱们说白了是一个消灭农民的过程，以后这些城市群不需要什么农民，嗯，它是一个消灭农民的过程。那么我们种地主主要在中西部，然后我们的土改主要也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方怎么？其实你看啊，中国农民现在占人口仍然占到百分之四十几，嗯，将来应该只占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十，那么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农民才真正的从事农业生产。 那么我认为方向就是很简单，就他们需要有科技人才和资本投入的，就是现代农业。但这个百分之十的农民能够生产出一供全国的粮食吗？美国只有百分之三的农业人口，而且种一年可以吃三年。 美国人就可以吃哎，效率就是效率的高效农业，但美国人更有限。不，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国什么呃，没没粮食吃了，农民太少了，胡说八道。我们现在就是人太多，地太少，到哪儿去都看到的人多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国还是存在很大问题，就是转基因。哎，对，转基因这事。你听我讲啊，我现在就应该大力推广转基因。哦，这家伙， <laughs> 美国的百分之八十一已经是转基因了。 最近又有宣布六十几种食品可以进入市场，我们国家对转基因完全是不懂不了解，愚昧的谣言，最后就是让转基因。你现在吃的金龙油油就是转基因啊，全世界都这样。袁隆平最近也讲了，转基因是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啊。 就是真的无害吗？绝对无害。到现在，你比如说转基因的番茄酱，要经过三代人验证。哎，对对对， <laughs> 已经吃了。就转基因的番茄酱，从一九九六年就开放了。嗯，全世界已经吃了三万亿份，至少还没有发生。当然，中央，你想三代人因为现在没有发言权，你要等三代人以后的。 <laughs> 好，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科学院士联盟给中央上书。 哎，要赶快拆掉转基因的种种界限，就是要大力推广转基因。反正这个文彦凯老师，咱也没调查他的背景， <laughs> 是吧？你跟这个孟山都公司是什么关系？ <laughs> 有可能。不过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可是分子生物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我应该有点发言权，应该有点。所以您说要不弄转基因就是误国。您把话说到就话，就话就要做到说到这个份上。哎，我待会儿我重复一下。哎，如果再不大力推广转基因食物，就是误国。 你就不担心人家拿着这个镰刀、锄头就过来了？我跟你说，这个呃，第一是反对的人很多，第二人家肯定是第二句话是，你拿了孟山都多少钱？ <laughs> 反正我现我先声明，我可不没有任何来现在这舆论上讲，你这六十多个院士，你们的背后的利益集团很可疑，所以在中国没有这个公信。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问题啊？就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已经把东北的大豆全部歼灭干净。 农民不再种东北大豆，为什么呢？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是中国大豆的至少高百分之三十，出油率高百分之二十，另外它不怕病虫害，因为它有抗病虫害的基因。这个，温老师，咱们往后退一步啊，要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宣传转基因啊。 <laughs> 对对对，我我我是觉得说。 在现在还没有几代人来试验的情况下，允许大家进行选择。对对对，这个更我最反对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啊，他这个像金龙鱼或者是有的，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转基因大豆油嘛，他根本就不说，他告诉你他放在那儿，他告诉你植物油，结果你一买，其实转基因的已经是转基因。美国的这个食品标签都标明转基因嘛，全美国已经又最近大概就十月二十几号又宣布六十六种食品。 转基因食品可以进入市场，哎，怎么能不能？但是你这个可以到超市，你可以选择。哎，对对对，我非常赞成叶檀的看法，就是你完全可以选择，但是你要标明这是转基因油。那你要这样之后，那百分之九十的民众都不选择转基因，你怎么办？你不是？哎，那更好。 那就那就这个自然增长的就就贵了嘛， <laughs> 农民就有钱赚了嘛。哦，这样解决了农业问题。对，我不再就一牛油就卖八十块一斤了，对不对？对啊，我认为可以的，这个很好。哎，所以在美国是有钱人吃自然食品啊，有机食品，穷人吃转基因。对。可以。接着为您播出，这也是《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